第八十五集，尤虫把相机递给他，你可以拿去拍照。林和熙接过来，神色迟疑。我不会用这个。你当然不会用。似是回忆起什么一般，尤虫翘唇取笑他。 <laughs> 连手机参数都不会调，怎么可能会用相机？随便拍拍就行，不用太专业。林和熙若有所思的举起相机。 首先就对尤虫来了一张近距离的正脸照，尤虫瞥他一眼，转过身往旁边走。让你拍雪景，没让你拍我。林和熙笑了起来，举着相机追在他旁边跟拍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我好像都还没给你拍过照片。”尤虫停下脚步，双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，歪过头看他，任由他拍。 在海边的时候不是拍过吗？脸上的笑意逐渐扩大，林和熙拿着相机开始找角度。 <laughs> 误入镜头不算。大约是被他话里的笑意感染，尤虫的唇角也轻轻上扬，语气带笑的问了一句：“ <laughs> 是吗？”林和熙一愣，指尖飞快的按下快门键，甚至忘了要开口回答他。 很快就有人过来敲门送早餐，两人回到房间里吃完早餐，然后离开房间，去前院公共区域的平地里堆雪人。显然，论起堆雪人的实力来，尤宠并不如学过美术的林和熙。林和熙在雪地里堆雪人，尤宠就坐在长长的走廊下给他拍照。昨天入住时就是平安夜，酒店房间里的布置。 随处可见圣诞气息。林和熙回房间拿了圣诞帽和小挂饰，在雪地里堆了圣诞老人和圣诞树。他蹲在圣诞老人旁边，让尤虫用手机帮自己和圣诞老人拍一张合照。尤虫拍了照片，顺手就发在朋友圈里。动态下方瞬间涌出许多条来自不同人的评论。尤虫没有细看就退了出来，然后。 收到了林童从微信里发过来的消息。林童在消息里给他道歉，并且承诺不会把林和熙谈恋爱的事情告诉林家人。看到那些字句的末尾时，尤虫退出微信的动作顿住，然后回复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林和熙已经从雪地里站起来，退回尤虫坐的走廊里，拿手机给圣诞老人和圣诞树单独拍照。 监测陡然传来旁人靠近的气息，误以为是邮虫过来看他拍照。林和熙头也不回的问：“ <laughs> 我堆的圣诞老人怎么样？”落入耳中的却是纯正而陌生的英文发音。林和熙愣了一秒，下意识的转过头去，然后看见了昨天下午找邮虫帮忙的美国男生。似乎是担心他听不懂夸赞的英文。 对方又朝他竖起大拇指来，后知后觉地回过神来，林可希用英语说了一句“谢谢”。金发男生又比着夸张的手势，用英语问他：“Can I take the picture with your work？” 林可希一半靠听，一半靠猜，笑着朝他答：“Of course。”金发男生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他，自己抬腿跨过走廊。 在林和西堆的圣诞老人旁边蹲下来，面朝镜头露齿一笑。林和西拍好照片，朝他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。金发男生回到走廊里，拿过手机，翻出照片看了两眼，咧嘴向他道谢。林和西摆摆手表示不用谢，走过去在油虫身旁坐下。金发男生久等同伴不来，也跟了过去，笑容爽朗的向油虫问好。 两人很快就用英语聊了起来，林和熙坐在边上听的茫然，索性拿走油虫的相机，低头看起照片来。大约十分钟以后，金发男生的同伴赶了过来，他恋恋不舍的起身，最后询问油虫：“Can we take a picture together？” 油虫说：“可以。”金发男生托路过的工作人员替他们在走廊上拍了四人合照。 两个美国男生起身向他们告别，然后离开了。室外气温太低，林和西和游虫也不再久留，很快就回了房间里。他们上午待在酒店里，下午去了老工程那边看雪，拍了不少雪景的照片，然后在天色未暗的时候买票去了当地有名的主题游乐园。游乐园中的圣诞氛围十分浓厚，傍晚时分。 天空开始飘起雪花，园中随处可见拎着条纹长筒袜发糖的圣诞老人，妆容精致的女孩子们头戴发光的麋鹿头箍，在人群中穿行。年轻的情侣们牵手相拥走在路上，就连餐厅里的情侣套餐也是圣诞主题。两人从餐厅里吃过晚饭出来，去园中央的巨型圣诞树前参加了圣诞节的点灯仪式。 以高大漂亮的圣诞树为中心，五彩缤纷的灯光从园区上方扩散开来。左侧的旋转木马在柔和悠扬的圣诞歌声中缓缓旋转起来。圣诞老人搭乘华丽的麋鹿马车在园内游行，整座游乐园在黑夜中流光溢彩。林和熙在圣诞树前举起手机自拍，游虫动作随意的，拍手搂在她肩头。 两人之间的距离不近也不远，堪堪被纳入整个镜头下。他朝镜头里的油虫道：“你过来一点。”油虫靠过去一点，他仍是不满意，又说：“再过来一点。”油虫又靠过去一点。林和熙冷不丁的转过头来，嘴唇轻轻撞在他的脸上，然后按下了快门键。油虫按下他拿手机的那只手。 转过脸来亲她的嘴唇，林和熙眼眸轻闭，解开脖子上的围巾，抬手也将油虫裹进了围巾里。两人共围同一条红色围巾，站在夜空下的圣诞树前，静静接吻。林和熙的双手从围巾上松开落下，很快又被油虫抓住。他闭着眼睛，感觉到油虫把什么东西塞入了自己手中。 从油虫的嘴唇前退开，他低下头，然后看见了被自己握在手里的礼盒。林和熙扬唇问：“圣诞礼物？”将另一半围巾解开，重新绕回林和熙的脖子上。油虫笑了一声：“是。”礼盒里是一对同款同色的手表。林和熙把手表拿出来戴上，另一只戴在油虫手上，也从口袋里。 摸出两个稍小的礼盒来，他把其中一个礼盒递给尤宠，下巴轻抬，朝对方笑道：“好巧，我也有。”尤宠没忍住，伸手捏了捏他的下巴，兴致盎然的问：“买的什么？”林和熙说：“袖扣，两对一模一样的方形机械齿轮袖扣。”尤宠打开盒子，低眸朝里看去：“现在戴不了。” 林和西点点头道：“现在是不会戴，但是偶尔出席正式场合能戴。毕业以后工作要穿正装，也能天天戴。”尤虫收起那对袖扣，扬眉望向他问：“你想要我天天戴？”林和西举高自己的手腕给他看，答得理直气壮：“我每天戴你的手表，你当然也要每天戴我的袖扣啊。”尤虫握住他抬起的手腕，轻轻摩挲，片刻没有开口答话。 林和西回握住他的手，瞥见对方似乎是把自己的话当了真，心中顿觉好笑，有几分漫不经心的解释：“我开玩笑的。”尤虫却打断他的话，语气低沉而清晰，如同对他给出承诺般道：“好。”林和西愣住，回过神来以后，眯着一双好看的眼眸笑了起来：“这可是你说的。”从北方过完圣诞节回来。 十二月就已经走了最后几天，院内各科课程开始整理清算学生本学期的到课情况，安排期末复习和考试的内容。林和歇也就没有再跑美院去上课。国际学院收的都是些什么学生？院领导心中都纷纷有数，因而每年国际学院的期末考试堪称是水考也不为过。 本部则是恰恰和国际学院相反，每学期里或大或小的考试都相当严苛。